四念珠第三天的课程结束了。昨天我们谈到，非常感谢这位比丘，在佛陀去世时表现的很高兴的这位老比丘。由于他，大家是尊者决定，应该把佛陀所有的话、所有的教导结集起来。有时。 某些本来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情况，却反而能促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里就促成了这件事。他们把佛陀全部的教法都结集起来了，然后世世代代，他们以最原始纯净的面貌，将这些经典保存了下来。许多世纪以来。 一直都是有当时的多闻比丘聚集在一处，读诵三藏经典，进行对经文的鉴定，如有错误掺杂其中，就加以修正。如此经过了六次结集，三次在印度，一次在斯里兰卡，两次在缅甸。 而最后的第六次结集，是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六年之间，在缅甸的仰光举行的，距离佛陀入面大约两千五百年。非常的感谢所有那些保存佛陀真正教法的人，他们保存了经典最纯净原始的风貌。 没有掺入多余的，也不曾遗漏掉什么。我们不但感激那些将这个修行的方法以纯净面貌延续下来的大德，也同样的对那些将佛陀的教法以最原始纯净的风貌保存下来的大德表达由衷的感激，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 把今天所用的这个修法，拿来和佛陀的话相互印证，而了解到，这正是佛陀所要我们做的，因此得到更多的启示与鼓舞。现在，我们再继续研究这部经典。我们把第四段经文再念一遍，是哪四个念咒呢？比丘们。 比丘就身体观察身体，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就感受观察感受，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就心观察心，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就诸法观察诸法。 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我们再一次把这一段了解清楚一点。当佛陀谈到四念住时，他说是哪四种念住呢？”他开始回答说 Kayanupasi 耶努 h a 比 a t i 比丘们，比丘就身体观察身体。事实上，四念住的目的是要探讨“我”，我的这个我们不断对他认同、不断的产生强烈执着的对象，这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我”是什么呢？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我”。 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身嘎呀，物质的部分，另一个是心 j 达。我们将对这两个部分加以探究，但是这种探究不应该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它并不是知识的游戏，而是一定要在经验的层次上实际去体验。比方说。 坐下来想了解身体是什么，你可能会注意头皮或头部，对自己说这是头，是的，这是你的头，但是这是经由想、三样得知的，这只是知识上的理解。这时候你并没有经验到你的头，要经验到头的实际情形，一定要有某些感觉。 在你的头上升起，你一定要感觉到你头上的某些感受，唯有如此，才能说你经验到了头的实际情形。你感觉到头上的感受，这就是经验。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都一样。当你探究这个身体时，借着实际的经验去感觉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你就是惊艳到了身体每一个部分的实相。因此，如果你是在经验的层次上，去探究身体的话，你会发现，一定会有感受伴随着这个身体，身体和感受是在一起的。现在谈到心 j d 同样的，如果只是坐下来，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心。 你并没有实际的去体验到心，你可能只是想象或试着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心。但是，当心中升起了某个念头的时候，比如说升起了强烈的贪念，你就知道心中升起了某个念头，贪念升起了，现在又灭去了。同样的，其他的念头也会升起，例如嗔恨，升起的现在。 又灭去了，念头会升起、灭去。以印度从前的语言来说，任何在心中升起的念头就叫做 t a m a 法”。t a m a 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是 “ariti 的 t a m a 所包含的东西，心所包含的东西就是法，所以。 我们是借着法来进行对心的探究的，心和法是在一起的，就像身和受在一起一样。佛陀提证了绝妙的实相，这就是自然的实相。提正之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vedana s a m u s a r a sabbe dhamma sabbe dhamma。” 意思是心中升起的每一个法，vedana s a m o s a r a n a 是指每一个心中升起的法在身体上形成的感受，开始以感受的方式在身体上流动。samma s a r a n a 是指聚集在一起而流动，因此感受变得十分重要。 当你探究身体这个物质结构时，一定要感觉感受，才可称之为在经验层次上真正的探究。同样的，当你探究心和心中升起的法的范畴时，感受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心中升起的每一个法，都会在身体上以感受的方式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说有四个念住，首先是嘎耶嘎呀努巴西维哈拉蒂，维哈拉蒂是住，是以正确的方式来安住的意思，嘎耶嘎呀努巴西维哈拉蒂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来探究生，以后我们会读到维达那苏维达那努巴西以及吉德吉达努巴西。 看它没它吗？努巴西。我们先看努巴西这个字。巴利文当中，basana 或 dasana 表示看或观的意思，是自己亲自看到这个东西，而不只是听过它而已。basana、basana、vipasana、visasana 这四个字都是表示。 用特殊的方法，正确的方法。vivitena 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vichana 是借着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的方式。但是 anupasana 这个字在这里的重点是以正确的方法去观察的意思。anupasana 是表示继续不断的。 每一刹那都观察着当下的实相，接着下一刹那的升起，你也继续观察那一刹那认可升起的实相。嘎耶嘎呀努巴西，在身体这个物质结构当中去观察身体的实相。嘎耶是在身体当中的意思。每一刹那不断的观察身体，就是嘎耶嘎呀努巴西。 同样的 vedana su vedana nu pa si 是指在 vedana 感受当中就感受观察感受，jde i jda i nu pa si 是指在心当中就心观察心的实相，而 tame tama nu pa si 是指在心中升起的法当中就诸法观察诸法，我们要知道。 这样的观察是和想象毫无关联的。如果只是闭起眼睛开始想象这个身体，或想象在身体上升起任何感受，那并不是实际在经验这个身体。比方说，虽然没有真正经验某一种感受，你也可以想象你正在经验它，而认为这是一种感受，不断的。 在变化，生灭生灭。这样做只是把感受想象成某一种东西，或者你也可能在没有真正体验过的情况下，假想自己的心，说我有这种信念，我有那种信念。要明白，这并不是内观，内观是如实的观察，当初发生的实相。 当你正在观察身体时，你对身体的体验一定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感受的体验一定在自己的感受或身体之内；心的体验也必定在自己心内。无论心中升起什么，心中升起的法的体验也一定在自己的心内，在心中升起的法之内。这就是为什么。

就法观察法，现在开始，同样的几个字，会一再重复的出现。我们要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阿达比萨玛迦奴萨蒂玛，阿达比萨玛迦奴萨蒂玛，阿达比字面上的意思是达本燃烧的意思，阿达比是正在燃烧的人。 烧什么呢？烧掉心中的不净烦恼，就是阿达比。意思是说，只有精进不懈的、非常精进的禅修者，才能烧掉不净烦恼，烧掉累积的染污。三巴迦罗萨迪玛当中的萨迪玛是指保持觉知的人，但只是保持觉知，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和他一起的。 一定要有三番怎样时时彻底了之无常，三番怎样的意思是正确的智慧，是觉察到感受不断生灭的智慧，因为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一定要能体验到感受的升起灭去，在感受的层面上体验到无常的特性，那就是智慧，正确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用三本怎样这个字的原因。练习正确智慧的人就是三本加诺，保持觉知的人就是萨蒂玛。所以，当我们在观察身、受、心法这四个念住时，一定要阿达比三本加诺萨蒂玛，阿达比三本加诺萨蒂玛。 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接着是 vinaya lokai，abhijja do manasa。n vinaya lokai 的 vinaya 是远离、戒除的意思，abhijja 是贪爱，do manasa n 是因为嗔恨而心躁动不安。 因此，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远离贪嗔。n o g a i n 是世界，包含各种不同的世界，但在这里是指一般称之为我的这个五蕴、四种精神的蕴：是蕴、想蕴、受蕴、行蕴，也就是心的认知、分别、感觉、反应的作用。 这四种心的作用，加上色身物质的色蕴，总共五项，身心的全部范围就是 loge，a 就是身心世界。我们必须探究身心全部的范围，以驱除贪嗔。探究身心时，如果对它产生的贪爱，就不是如实的观察了，因为你已经掺杂了贪爱。 应该要没有贪，没有嗔，你只是如实的观察实相。这就是每次不断重复这些话的原因。再来是维达纳感受。 आतापि सं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 लोके अभिज्ञा दो मनस चित्ते चित्ता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 लोके दो मनस धम्मेषु धम्मा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 लोके दो मनस्स 在这四个部分，在这四念住当中，我们最强调感受身体的感受。为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因为我们说 v i n a y a loge abijja d h a m a s a n g 我们必须去除贪、恨、嗔。但是，愉快的感受，我们就升起贪爱；不愉快的感受，则是嗔心的升起。 如果你不了解，你不去体验感受的话，你甚至不知道贪嗔已经升起了。你无法去除贪嗔，除非你能觉察到感受，否则贪嗔还是会不断的升起。所以，唯有牢记感受的重要性，才能说自己是在修四念住。接着。 下一个章节是观身念住当中的观呼吸。a 那巴那巴 n 观身念住的第一段就是 a 那巴那巴 n a 那巴那是指呼吸的进来出去。我们看第五段经文：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呢？比丘们。 比丘到森林中，或到树下，或到隐僻无人之处，盘腿而坐，端正身体，把注意力放在嘴巴周围的区域，保持觉知，觉知呼吸时气息的出入情况。入息长时，他清楚了知我入息长；入息短时，他清楚了知我入息短。 出席长时，他清楚了知我出席长；出席短时，他清楚了知我出席短。他如此训练自己，我当感受全身而入席；他如此训练自己，我当感受全身而出席；他如此训练自己，我当极致身体的行动而入席；他如此训练自己。 我当极止身体的行动而出席。这一段经文的开始是：Kathān ca paṇa bhikkhave bhikkhu kāye kāya n u p t 讲是禅修者要如何练习呢？Kāye kāya nupassī v i h a r a 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呢？ 这是说，要练习的话，需要一个可以独处、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必须单独禅修。退居林中，没有闲杂人等。 或到树下，或到隐蔽无人之处，就像你们禅修的关房，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静坐，没有其他人的干扰。这三者任选一种，应该找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没有他人的干扰。 到了这样的地方，你坐下来，一定要坐下来修行。怎么做呢？盘腿而坐，但不一定要双盘或单盘。当然，双盘或单盘更能保持警觉，但是并不一定非得这样。 任何姿势，任何盘腿的姿势都可以，只要能坐着长时间觉得舒服就可以。接着说，乌用嘎应巴尼塔耶，背部要挺直，上半身要挺直。巴里木康萨丁乌巴特贝多，你必须在这个部位附近。 保持觉知，在哪里呢？巴瑞木坑，嘴巴的附近，在这个区域保持觉知。萨迪巴瑞木坑，必须在嘴巴的上方、鼻子的入口这个部位去观察呼吸，这是适合观察呼吸的部位。接着开始练习。梭萨多维阿萨萨蒂。 十度为八十十的，保持觉知，觉知入息，觉知出息，然后，的根哇阿萨阿萨米的巴迦那的，吸入一个长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个长的气息，他在经验的层面上了解到这是一个长的气息。 我吸入了一个长的气息。同样的，当长的气息呼出时，他知道长的气息呼出去的。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 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rasanga p a s a s a 的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deka 表示长的，rasan 表示短的。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不管气息是长是短，他的任务只是观察、保持觉知，不是在玩呼吸的游戏，不是在控制这个呼吸。刚开始练习时，呼吸会比较长，但继续不断的练习，心会平静下来，比较不浮动。 自然的气息就会越来越短。对这个技巧而言，这一段的每一个句子，就像旅程中的每一站，大站或小站一样。当你达到某一个阶段，你的经验会像这样；而继续到了下一个阶段，你的经验又会像那样。你刚开始的时候是长呼吸，然后是短呼吸。不管是长或短，都只是。 看着他，然后怎么样呢？进一步往下看。前面的句子当中有“巴加那帝”这个字，“巴加那帝”是正确的了解，正确的了解气息的吸入或呼出。 现在不用巴加纳蒂，而用 s k 卡蒂”这个字，表示靠经验来学习。学习什么呢？以你自己的经验，你会发现到，在观察呼吸一两天之后，你开始在这个部位附近感觉到某些感受。由于观察感受和呼吸，你达到一个阶段，可以开始感觉到全身的感受，全身到处都有感受。 开始时，大部分的学生感觉到的是粗重、坚韧、强烈的感受。但是如果耐心的、坚持的练习下去，坚韧的感受就会慢慢的消融了。消融之后，全身都是维系振动的顺畅流动感 （free flow）。这阶段称为 “pung” 消融。 所有坚韧的感受都消融了，这是必须靠经验学会的。持续不断的练习，练习达到这个阶段，你由如实的观察自然呼吸的进出开始，一直到全身消融的阶段。这种修法是要对你所经验到的一切都保持平等心，保持觉知和平等心。 才会有助于消融，而达到这个阶段。s 巴嘎 a 巴蒂三 a p 这个字当中的 san d i 是感受的意思。巴蒂三 i s 是随着呼吸直接的来观察感受。吸入时感觉到全身的感受，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呼出时。 感觉到全身的感受，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萨巴嘎呀是在一个气息之间感觉到全身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感受，吸入、呼出都能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萨巴嘎呀，巴迪三贝蒂，唯有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的人。 才能正确的了解佛陀所说的话，也唯有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全身的感受，才不会有困惑发生。我们发现，的确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有其他传承，他们说“萨巴嘎耶”是整个呼吸的过程，包括呼吸的开端、呼吸的中间、呼吸的结尾。不，应该是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因为这是观身念住，嘎 a s 巴萨那。呼吸时，你应该要感觉到全身的感受。谈到呼吸，当气息吸入时，氧气进来，经过肺而进入血管，流遍全身，到达脚趾，也往上达到头顶。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血液带着氧气流动时，随着血液流动会产生感受。 即使你要把它说成是整个呼吸的过程也可以，但还是必须去感觉呼吸时全身所产生的感受。一个好的禅修者会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而开始以自己的经验去感觉到从头到脚全身的感受。接下来，pasam b h 人。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详细解释时要说到：每当你在身体内或身体上开始体验到非常愉快的感受时，那对你是非常危险的。”巴利文阿迪那瓦就是非常危险的意思，因为要去除不愉快的感受所产生的嗔恨，可能还比较容易。 而相形之下，要去除对愉快感受所产生的贪爱执着，则非常困难。特别是达到胖嘎的阶段，身上会有维系振动顺畅的流动感。这时候，因为喜欢这种愉快的感受，心会倾向去执着它。在这之前，你可能一直和不愉快的感受奋斗，接着。 可能在突然之间，非常维系震动、顺畅的流动感来了，我们就开始贪求、直取它，这很危险。因为这种贪爱会促成嗔恨的升起，对这种愉悦的感受越贪求，也一定会对痛苦的感受越嗔恨。这样的话，就不是在修内观了。内观要你远离贪嗔。 Vinaya i a loke b 比 a 亚 o m a n a sang。因此，这个时候你所面临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所以学生要很小心。当愉快的感受升起时，应该持续的了解，这也是无常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只是维系的波动罢了，非常维系的波动，升起灭去。 像泡沫般快速的升起、灭去，这就是我们以智慧持续不断去观察、感受的正确方式。以这种方式不断的根除不尽烦恼，我们才能达到内心十分平静、宁静的阶段。佛陀再一次用到 s i k a d i 这个字，靠经验学习。 靠修行来达到平静的阶段。把桑帕央嘎呀桑卡让，开始练习禅坐时，如果身体一动，心也就跟着动了。要练习不去移动身体，你以坚强的决心禅坐一个小时，不改变姿势。这种坚强的决心在开始时要很勉强，但稍后就变得很自然了。 你能够坐一小时而不改变姿势，因为所有的部位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身体也不用动。身体不动时，你可以发觉到呼吸是唯一的活动，这就是 Gaya Sankar，身体的活动，而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短，当心越来越平静。 越宁静时，气息也就越来越维系。现在你正在训练自己的心，保持平静宁静。这个时候，身体和气息也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宁静了。因为气息很短，当他离开鼻孔后，他一出去又进来，才一出去又接着进来了。 有时会觉得呼吸好像停止，没有呼吸的，它变得非常的短，非常的维细。这个时候称为“巴桑巴扬嘎耶桑嘎隆”，身体非常的清安，心的宁静在身体上呈现出清安的状态。到了这里，又有直取的危险了。对这种清安产生直取而认为。 哦，我已经达到最后阶段了，你看，多么的安详，多么平静，多么清安呐！但这只是一个中途站，我们还得向前走，再向前进一步正确的练习。接着是第六段经文：比丘们，就像技术熟练的木匠或他的徒弟，当他锯木做一次长拉锯的时候。 清楚了之。我做了一次长拉锯。当做一次短的拉锯时，他清楚了之。我做了一次短拉锯。比丘们，就像这样，比丘入其长时，他清楚了之；我入其长；入其短时，他清楚了之；我入其短；出其长时，他清楚了之；我出其长；出其短时，他清楚了之；我出其短。 他如此训练自己，我当感受全身而入席；他如此训练自己，我当感受全身而出席；他如此训练自己，我当极止身体的行动而入席；他如此训练自己，我当极止身体的行动而出席。这里佛陀说了一个例子：。 帕玛嘎人的安德瓦西瓦，帕玛嘎拉是两千五百年前印度的木匠，今天也有这种锯木匠，他们有一种工具，可以把木条锯成床脚的形状，这些床脚有粗有细，因此他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要用长拉锯，什么时候要用短拉锯。 用长拉锯时，他清楚知道是长拉锯；用短拉锯时，他也清楚知道是短拉锯。佛陀就是说了这一个例子。像锯木匠一样，是长拉锯还是短拉锯，他都清楚知道。 同样的，Dīghanga asassa santu, Dīgha asassa sami te pajanati, Dīghanga pasassa santu, Dīgha pasassa sami te pajanati。禅修者清楚知道，他吸入或呼出长的气息。 “rasanga pasasanto rasanga pasasami d i p a g a n a a t i r a s a n g a pasasanto rasanga pasasami d i p a g a n a a t i 他也清楚知道吸入或呼出短的气息。在这里，锯木匠的例子很贴切。他在锯木头时，清楚的知道锯子和木头接触的那一点。 同样的道理，气息接触皮肤的地方也很重要。不需要随气息深入体内到达肺部，也不需要从气息出去到外面的空气中。只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小小的区域上，就在这个区域，你必须觉察到整个呼吸在这个区域进出的情况。这是开始。 你必须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不论是吸入、呼出、长息、短息，你都能觉知这个区域。继续练习，继续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当气息进来时，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当气息出去时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而接着把上排眼盖也散开让个色系上面这个地把上排眼盖也散开让个色系佛陀又重复了一遍你会经历身心变得 非常平静、非常清安的各种阶段，你仍旧保持自然的呼吸，并且不断的觉知它。接着第七段经文，于是他就身体内部观察身体，就身体外部观察身体，同时就身体内部、外部观察身体，因此。 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身体修成了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 这就是比丘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i 现在，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阶段。a j a 这个字。 是在自己的内部、内在的意思。靠着呼吸，你能够感觉到全身，并且感觉到整个身体内部。巴希塔是指外部。在身体的表面上可以感觉到全身。 由初入席开始，现在你可以感觉到全身的内部和外部。有时感觉内部，有时感觉外部。继续不断的练习，你就可以达到同时感觉到全身内外的阶段。因此，第三句是：首先是内部，然后是外部，再来是内外。 同时，现在再说说这个关于注解的问题。我们是由佛陀的话，他亲自说的话来进行了解的。有些注解、注疏是佛陀入灭之后才写出来的，有一些甚至是最近才写的。注解内有很多记载，非常的好，非常具足启发性。他们解释的很好。 提供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在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状况上的整个面貌，在这些注解当中呈现了当时生活层面的种种概况，也注解了佛陀开示中不清楚的部分，注解的很好。可是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注解和我们的传承不符合，有些地方注解当中所说的也和禅修者的体验。 并不相同。谈到阿加达和巴黑塔，有其他的传承同意注解里所说的阿加达表示观察你自己的身体，而巴黑塔是观察别人的身体。但是对我们的修行方法或传承而言，就不太适合的。要明白，禅修者是独自禅坐的。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何能观察到别人的呼吸呢？这时候没有别人，没有别人时，如何能观察别人的呼吸呢？进一步说，你是在探究自己身体当中的实相。于是注解有解释：是的，没有别人，但你可以想一想别人。每一个人不也都是像这样的吸进呼出，像这样那样的感觉吗？但是对我们来说。 内观是不应该有想象和观想的成分在内的。况且 a n u 萨 a s a n a 的意思是必须要观察，在你自己的身体当中去观察。所以我们并不同意去观察别人身体的这种说法。我们的传承解释，Ajada 是身体的内部，Bahita 是身体的外部，都在身体的范围之内。 现在，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来了解阿迦达和巴希塔。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都在身体的表面上，而五根相应的对象，五种沉静、色、声、香味、触，是在外面的。这些沉静要透过和五根的接触才会被感觉到，而你正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虽然沉静是从外面来的。 注意力却要放在身体的范围之内。这时候，一根第六根开始想东西，所想的东西是从外面而来，和心接触的，而心也是在身体的范围之内。以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内部、外部，阿加达和巴希塔，我们可以接受，但并不是说内观禅修者要开始想别人或观察别人的身体。 如果这样，那就违反佛陀的开始了。接着，samuday dhamma n u p a s i v a gajasmin viharati，这是不断在经文的每一个章节当中会出现的句子，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内观真正实修的部分，我们应该谨慎而正确的去了解。gajasmin 在身体当中，samudayatama 是不断升起的实相。 整个意思是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实相，过着观察不断升起的实相这样的生活；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也过着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这样的生活。第三句是：samudaye v a i dhamma nopassi va kaya smin。 在身体的范围内观察，不断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实相。萨姆达呀、瓦呀是同时的升起、灭去，这样升起也这样灭去，同时的升起、灭去，中间几乎没有间隔。内观禅修者对这种现象非常清楚。当坚韧、强烈、粗重的感受升起时，你感觉到这种感受，感觉到身体。 因为有感受，才是感觉到身体。粗重的感受升起后，似乎是停留一阵子，随后才灭去。升起和灭去是分开的，中间有一小段间隔。禅修者是分开的，看到升起和灭去的。但是达到消融的阶段时，非常维系的震动，快速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在进化的道路上。 第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不升起和灭去是分开的。但是，当我们开始了解色身不断生灭、生灭无常的本质时，然后逐渐的，我们就能达到消融的阶段，全部消融了。快速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更进一步不断的练习，我们保持不起贪嗔去观察。 不净烦恼就会不断的根除，这就是不净烦恼浮现到表面而去除的过程。然后到达这个阶段，哦，这是身体。起初我们对身体是什么并没有正确的了解，在知识层面上不断的说这是身体，不是我，身体不是我的，不是我自己。 因为对佛陀的话生起信心，出于全然的信仰而不断的这么说。现在透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身体仅仅是像一堆不断在生灭的泡沫，不断升起灭去的尾气波动这样的一种现象而已。哦，这是身体，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别人的身体或其他东西，身体。 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不断升起灭去的嘎拉巴围成粒子而已。我、我的这些概念自动会消失。这是身体的实相，身体就只是身体。禅修者的觉知是建立在每一个当下的实相。 也就是说，每一刹那都能觉知到，这只是身体而已，这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没有所谓的好或坏，也没有所谓的美丑黑白等等，只是一堆不断升起灭去的粒子罢了。为什么要对它起贪起嗔呢？这是自然的现象，这是实相。这时候。 在每一个当下，已经建立起对于实相的觉知，这是对于去除“我、我的”的执着一个非常高的阶段。你开始观察不断升起、灭去的无常现象，这个时候你了解到，这就是为什么当愉快的感受升起时，人们会有对它产生直取的危险。事实上。 每一个愉快的感受都会变成不愉快的感受，它是无常的，所以不要去执着它。每一个愉快的感受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受，这也就是苦。你由自己的经验体验到这些，然后最后的阶段是达到无我 a n o t h e r 没有我，没有我的，只是身体，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次原子粒子。 没有所谓的我、我的、我自己，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围城粒子罢了。而达到这么高的阶段之后，会怎么样呢？继续不断的前进，前进到。阿文德沃尼那玛塔耶，帕提萨提玛塔耶，尼安那玛达是只有智慧，没有别的，没有一个我拥有这种智慧。 当下就只有了知，只有绝照，没有一个我去体验到这种境界。当下就只有了知，只有绝照，而觉知，也就是对身体感受的观察，就只是观察而已。yavadeva n m t 雅巴帝文尼安那莫塔耶，帕提萨提莫塔 e 就只是观察而已。 印度的某些传承称这种境界叫做 c a l n y a n a l dasana”。只有观察，只有了知，没有别的。佛陀时代有个故事，有一位年老的隐士住在靠近孟买附近，那地方今天叫做南拉苏巴拉，过去叫做苏巴拉巴当。这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 修习八种，讲了八种次第定，很深的禅定。人们都认为他已经完全觉悟，是一位真正的阿罗汉。但有些爱护他的人告诉他，他并不是阿罗汉，因为只达到第八次第定，并不能成为阿罗汉，必须再修其他的方法。因此，他问道：如何才能学到这个方法呢？谁会教呢？他因而。 得知佛陀当时在世，佛陀是因为修那个方法而成佛的。当时佛陀在舍卫国，他心里想，或许他去见佛陀可以学到那种方法。他很兴奋，直接由今天的孟买走到印度北方的舍卫国。当他抵达佛陀的精舍时，佛陀正外出托钵，于是他到外面去找佛陀。 发现佛陀正在街上，他立刻认出这个人正是佛陀。他要求佛陀教他成就阿罗汉的方法。佛陀说：“现在这个时间并不合适，请你一小时后再到金舍来，那个时候我会教你。”但这位老先生说：“不行，请现在就教我。我怎么知道一小时内我不会死呢？或者可能你会死。” 或者我会失去对你的信心。现在三种条件都具备了，请现在就教我吧。佛陀看看他，知道他的确快死了，必须现在就教他这个方法，否则他会错失的机会。所以在路边，他就把方法传授给这位老先生。由于这位老先生已经修得很好，只要再教一点就够了。于是佛陀告诉他。 看的时候就只是看，听的时候就只是听，嗅的时候就只是嗅，尝的时候就只是尝，触的时候就只是触。同样的道理，了知的时候就只有了知，如此而已。他达到了只有了知的境界，知道什么或谁知道。 都不重要。这个时候，只有了知，只有绝招，如此而已。到了这个阶段，这位老先生超越了身心的范围，沉浸在法中而体验到涅槃。涅槃时，不再执取任何东西。在身心范围内，总是有物质或心理的对象可以执取，但在涅槃时，就完全超越了身心的范围。尼拉兰布。 不依赖什么，也不站在什么之上，超越执着。无无世界、无宇宙、无身心范围，超越的身心，像这样没有什么可以执取的，超越的执着，这种状况可能出现一下子几分钟或几小时，是个人能力。 及用功的程度而定，然后又回到这个感官的世间。有时我们会问：如果体验的涅盘六根不起作用，怎么可能活着呢？体悟到涅盘的佛陀要怎么活着呢？佛陀或任何一个禅修者进入涅盘时，就所有实际的感官作用而言，他就像一个死人，但内心却是十分的警觉、清楚而醒悟。 完全的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六根是不起作用的。从涅盘的境界回来之后，必定又回到这个世间，这个感官的世界，六根又都恢复作用了。但是在达到阿罗汉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达到阿罗汉的涅盘时，这个人可以再回到原来的感官世界，但是他却不再执着任何事物。 没有什么可以直取的，这个人已经完全解脱了，因为他去除了所有的贪爱，不再有任何的执着直取，所有的贪爱都根除了。这就是佛陀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境界。在整个世界当中，没有什么可执取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这就是一个好的禅修者所要修的，就身体观察身体。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把整条道路都说清楚了。实修的人会了解在这里每一个字真正的意义，不实修的人，他们只是。 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那是没有用的。只是在知识上了解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必须在理性上了解一些东西，但真正的了解还是必须来自经验。没有经验是不行的。我们再往下看观姿势。i r i a t a a n g 我们看经文八 A 这一段，右比丘们。 比丘在走路时，他清楚了知我正在走路；在站立时，他清楚了知我正站立着；在坐着时，他清楚了知我正坐着；在躺着时，他清楚了知我正躺着。无论何种姿势，他都清楚了知。i i t 身体的姿势。这时候比丘。 嘎迁度是走路的时候，巴加那蒂是清楚了知。嘎迁度哇，嘎差咪的巴迦那蒂，在走路时他清楚了知，正在走路。噶迁度哇，噶差咪的巴迦那蒂，提度哇，提度咪的巴迦那蒂，在站立时他清楚了之，正站立着。提度哇。

都清楚了知，站着时他知道是站着，躺着时知道是躺着，坐着时知道是坐着，走路时知道正在走路，开始时是这样子，然后他进一步。前面是我知道。 我正在走路，我正在坐着，等等。现在是这个身体坐着、站着、走着、躺着，无论何种姿势，他都清楚了之。巴加那帝。接着是巴比这一段经文。于是他就身体内部观察身体，就身体外部观察身体，同时就身体内部、外部观察身体。因此。 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身体，修成了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 这又是相同的句子。开始观察身体内部的实相。观察身体外部的实相。同时观察身体内外的实相。接着又重复前面相同的句子。 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实相，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灭去的实相，同时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灭去的实相。而升起的是什么？ 灭去的又是什么呢？是感受。借着感受，我们能感觉到事物是不断升起、灭去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地方都会读到阿达比三本迦诺萨提嘛。三本迦诺就是不断的观察感受的升起、灭去，了解无常的特性。这就是三本迦诺。这个字一定会在每一个章节的经文当中出现。所以。 内部、外部、内外同时都是不断的升起、灭去。借着身体上的感受，能感觉到不断升起、灭去的实相，我们又达到了相同的这个阶段。这只是身体。他以智慧建立的觉知，这是身体，只是身体，没有我，没有我的。 直到他达到只有了之只有绝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 这就是我们所修的，就身体观察身体。接下来是实时测知无常这个章节。我们看九 A 这段经文，有比丘们，当比丘来回行走时，实时测知无常；当他看着正前方或侧面时，实时测知无常。 当他弯下身体或伸展身体时，时时彻知无常；当他搭衣持钵时，时时彻知无常；当他在吃喝咀嚼或肠胃时，时时彻知无常；当他大小便利时，时时彻知无常；当他行走、站立、坐卧、醒觉、说话或沉默时，时时彻知无常。不能吃别别 现在是时时彻置无常三巴迦呢我们已经对身体内外都能时时彻置无常三巴迦呢无时无刻都必须保持时时彻置无常三巴迦呢佛陀有很多次被问到关于时时彻置无常三巴迦呢这个问题，他一再重复的说。 阿达比三巴加诺萨蒂玛，阿达比三巴加诺萨蒂玛。人们一再的问佛陀：为什么这么重视觉知萨蒂？这么重视时时彻知无常三巴怎样呢？萨蒂是什么呢？每一次问到这个问题，佛陀都回答：。西比比阿达三加诺萨蒂玛。 当人们问到觉知萨蒂时，佛陀都一再重复“阿达比三班加诺萨蒂玛”，这表示萨蒂和三班加诺一定是在一起的。对禅修者而言，如果没有实时彻彻无常三班加诺。 这就不是 study 觉知。举例来说，马戏团的女孩走在钢索上，她对每一步都保持觉知，但并没有时时彻知无常，没有 s a m a 怎样，没有智慧，她没有觉知到生灭，所以不可能成为阿罗汉或须陀。虽然她一直保持觉知，保持很好的觉知，但仍旧不能超越所有的痛苦。所以，每当有人问佛陀关于觉知的问题时， 他一定也会提到三般加阿耨时时彻知无常。有人问佛陀时时彻知无常三不怎样的问题，他会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以智慧去了解、观察、感觉到感受的升起、停留及灭去，感受的生住灭。比如说沉静，相对耳根而言的声音，对眼根而言的影像，他们的生。 住、灭。又比如说，有评价作用的想三亚的生住灭，一切都是生住灭。讲到一根的所缘，我们称之为法，心中升起的法。每一个心中升起的法，会和感受同时升起，可见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谈到三不增样时，一定是指观察到感受的生灭生灭，这是他所说的第一种解释。有时佛陀也会有另一种解释，就像下一段经文：每当来回行走时，三不增呀、阿卢堪特、维卢堪特。 看着正前方或侧面时，三巴迦那嘎瑞诃底。弯腰或伸展身体时，三巴迦那嘎瑞诃底。伸开的巴塔切巴尔达那，打一字波时，三巴迦那嘎瑞诃底。阿 sitte pite khayte saite sampanjanagarihodhi。 吃喝咀嚼或肠胃时都三不怎样。उच्चार प्रसाद कम्मी संपजान कारी होती。大小便利时，गते。正在行走时，तिते。站立时，निष्ठने。坐着时。 熟的，Jaagari te，躺下时，不管醒着或睡着；Bhasi te，正在说话时；Tuni bhave，安静时；Sampanjanakari huti，无论身体做什么时，一定要有三不正呀。所以三不正呀。 的第二个意思是持续的保持三八怎样？佛陀说明三八怎样的第一个意思是觉知感受的生命，第二个意思是持续不断。在另外一部经典当中，他说道：“耶都杰比库阿达比。” 三比丘非常精进用功，他时时刻刻不识三不怎样。每一个姿势，不管是坐着、站着、走着、吃东西或喝水，他都清楚了知。了知什么呢？了知感受的生灭。 他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他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从最初的到最维系的，关于身心所有的感受、感觉全部的范围。त त ो स वेदना सब्ब परिजानाति प ड ि त ो 因为他已经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并且超越了这个范围而成为阿罗汉，他死了以后就不会再回到这个生灭的范畴。所以在佛陀的教导当中，三不怎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了解佛陀所说的三不怎样，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道路。 我们并不想指责其他宗派，但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现在所做的。有时翻译会引起很大的困扰，就像前面我们讨论过的 s a d i barimkang”，常常被翻译成“把觉知放在面前”。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翻译出来的。事实上，“barimkang” 是指嘴巴周围的部分，因为在这里。 才能感觉到呼吸的进出。如果只是说前面，一般人会以为只是想象，把觉知放在面前，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会产生困扰。同样的，三不怎样这个字，常被翻译成“清楚的了解”，这是一种令人混淆不清的翻译。清楚的了解，了解什么呢？ 比如说，后来应用到走路上，别人会以为是清楚的了解走路的每一个细节，把腿提起来向前移动，把腿放下来提起另外一条腿等等，或是关于吃饭、洗澡的每一个细节，把这些粗糙的细节当成是清楚的了解，这会产生极大的混淆。佛陀说的是。 做每一件事都应该保持时时彻知无常三不怎样，而且他说的很清楚，三不怎样是了解到感受的升起、停留、灭去，时时刻刻继续不断的三不怎样。如果遗漏了佛陀所教导的这个部分，那么整个方法就完全被误解了。另外。 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当佛陀提到躺下时，他所用的字眼是“睡着”或“醒着”。睡着时怎么能感觉到感受呢？刚开始修内观时，我们教学生说，熟睡时没有办法去感觉到感受是没有关系的；其他清醒的时间，则应该保持对感受的觉知。 但禅修到很高的阶段时，就没有睡眠，但不是我们平常讲的睡眠。虽然以实际来说，我们躺下来让身体完全休息，可以视为熟睡，但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保持觉知的，觉知到感受的升起、灭去、无常、无常。随后深睡结束，起床了，精神百倍。 这是一种很高的修行阶段。来上课的人会开始略微体会到这些。许多学生告诉我们，他们整夜或大半夜睡不着，但白天精神还是很好。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即使是睡着了，他仍然保持时时彻彻无常、三不怎样、觉知感受不断的生灭。今天就说到这里。 要明白，有一些段落、一些句子不断的重复。比方说，佛陀讲到“嘎呀努巴萨那”观身的那个部分当中，有很多部分是用相同的句子不断的重复来贯穿的。第一句是“阿达比三班加诺萨蒂玛”，同样的，在观受、观心、观法的部分也有这句话。 表示不管在观身、观受、观心，或是观法时，都要一直保持实施这足无常。佛陀也重复其他的句子：，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观察生起、灭去，及同时观察生灭，然后是内部、外部和内外同时，以及只有了知、只有绝照等等。 继续看下去，每一段都一样，这证明了修内观时，无论是比较重视在观身、观受、观心，或者是观法上，都一定要感觉到感受的生命。时时彻置无常，这个重点绝对不能移动，否则就无法有进一步的体验。举例来说，高原上有一座佛塔。 在缅甸的高原上有很多这种佛塔，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楼梯可以爬上去。有个人走了好久，到达之后看到东边的楼梯就开始爬了。另一个从南方来，也从南边的楼梯开始爬上去。等等，无论从哪一个楼梯爬上去，他爬到的佛塔的顶层，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都能够往内进入大殿。 所以，尽管开始的路线看起来并不相同，但都是在导向目的地的共同基础上。刚开始，我们可能会比较重视观身、观受、观心或观法，但对于感受这个共同的基础，大家都一样，没有差别。到达目的地时，每一种不同的方式就可以搁在一旁了。我们的传承。 最重视感受，因为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一定都会有感受在。因此，虽然感受是在身体上的，但是我们还是强调感受本身，因为借着感受就不会忘失时时彻知无常。如果不忘失时时彻知无常，就能一步一步走向解脱的最终目标。 大家要记住，善用时间。理论巴瑞亚蒂，也就是研读这部经典，只能引导你正确的方向，给你启发。但是要获得利益的话，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实践巴迪巴迪，然后接着的洞见巴迪维腾。 这种穿透的智慧可以去除无名的遮帘，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消融，而亲见的关于身、关于心、关于心中升起的法的究竟实相，帮助你体验到涅槃。一定要好好用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用功。善用时间，好好的利用时间，好好的利用这次的机会。 这里的设备及珍贵的法，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离苦得乐、解脱束缚、享受真正解脱的安详、和谐、与快乐。愿，你们都能够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Sevet Sevet Na 提出了不少问题，几天之后再来回答。因为有些问题在开示当中可以得到答案，和这个修法无关的问题就不回答了。重要的就会回答。你的修行才是最重要的。保持时时彻试无常，不要遗漏的对身体的感受，在身体当中不断生灭的感受。时间很短，很宝贵。 你也不确定未来是否仍然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好好修吧，善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利用它。现在休息五分钟，休息是指身体的休息，心里则应该永远保持时时彻置。无常，三不怎样，三不怎样。回来再开始用功时，也要保持三不怎样，一刻都不能离开三不怎样。 要尽全力，尽全力不要忘失三不怎样，保持三不怎样，休息几分钟吧。